把枪给我！老陈，你别冲动，冷静点啊！陈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毙了这小子，我们好跑路，赶紧的！察也没那么容易，这他妈还做什么春秋大梦？刁勇那孙子，从昨天下午起就没再跟咱们联系过。丁家旺，丁家旺也没消息了，不是被警察抓了，还能是什么？哎，是有可能，但是是个屁钱荣！你们以为那两人能撑多久？ 指不定已经把咱们卖的干干净净，还不跑路，是想等死吗？再说，就算这小子真能陪着蓝进来，只要我们跑了，中国那么大，哪儿不能再找个他们跟他一样学化学的？话是这么说，你们不敢动手，我来。别别别别！哎，你手！先放手。对，赤哥。 这是你的电话，这个时候谁会打过来？雕友。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十三集。 这位消息，你去问丁家旺！他娘的，老子被捅的那一刀，险些就进了 ICU。医院说什么正好刺中了胃管，再偏点，老子就完蛋了。哎，你们说那个姓丁的是不是存心的？你没被条子抓住？抓我干嘛呀？我是见义勇为，还来人采访了我呢。哎，我说。 要不是厂里能垫付，那医药费可赔大发了。姓丁那个臭丫头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情况不大，你确定你那边安全啊？当然安全了。照我手机上给的话说。哎，怎么了？你那边什么情况？那丫头说条到怀疑上了呢。啊？怀疑丁家旺？不会吧？ 他跟他爹妈都被监视起来了。你听那丫头疑神疑鬼呢，没看电视吗？公安局已经发协查通告了，说姓楚的涉嫌偷盗管制化学品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喂。好吧，那你多探探风声，叫丁家旺跟你通个消息。那姓楚的小子会配药，不能放他走。我们在小厂里。行行，我叫姓丁的给我打个电话。 实在不行，我去找他。好，看来学霸还活着。燕哥，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能到加工厂。指挥中心刚来消息说，特警已经到了。嗯。燕哥，你短信。哎，姓陆的，是陆顾问发来的。去去去，你给我坐好，我在你身后。身后。 哎，后面那超速变道的，不是陆顾问的车吗？他是怎么跟上来的？你是怎么做到一边超速一边发短信的？哎，跟上来了，跟上来了！嘿嘿，陆顾问这车技可以啊！我是严贤，特警大队康队长回话。是我，康树强，我们已经抵达目标地，正在包围仓库及厂房，准备研究地形，安排狙击手就位。 有什么指示？我们再过十分钟抵达现场。好，对了，有辆银灰色奔驰稍后抵达，车牌号是建 A 八 Z 六六八，是刑侦支队的人。那个，到时候你们别拦着，把它放进来。明白。呃，车车牌号挺吉利的。 <laughs> 吉利？我把你送去隔壁交警大队，天天抄吉利的车牌号，怎么样？呃。 啊， <laughs> 定位发你了，直接往南开，别再上速了，开车小心。老康，情况怎么样了？ 我们看了下厂区平面图，觉得潜入是很有把握的，所以打算想办法先把我们的人弄进去再说。 <clears throat> 老哥，你这是来出现场还是来走秀的？要不把你那块表先放车里锁起来。哥你懂什么？我这身都五天没换了，要是揣个鸡蛋在兜里，都能孵出小鸡来了。你当我们行人都跟你们特警似的，天天换衣服？我们天天换衣服是因为训练出汗。 你五天不换，是因为懒。发给你们的绑匪详细信息都看了吧？看了。鉴于那个迟瑞有制枪、持枪案底，我们推测窝点里存在非法枪支弹药，所以先调出四名狙击手分别待命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歹徒狗急跳墙，也有一定的应对措施。但是，尽量不要发展到那个地步。严哥，严哥，翔哥，你等我。 严父，怎么有新消息？嗯，狙击手刚刚抵退。哎哎，严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切诺基，严哥，奔驰，你们刑侦支队这么土豪的吗？欺负我们挣钱手是怎么的？呃，那是我们严队的私人顾问。严喜，上车。 你来干什么？我以为你会问我怎么还盯着你的车。回答我的问题。对一个才给过你线索的人，你就这种态度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张娇交代出了对我不利的证词？不对。 张娇在案子里参与度不高，证词不足以采信。难道你撬开了丁家旺的嘴？ <laughs> 看来你对自己不是特别清白，这一点还是挺心知肚明的嘛，小警花。我清不清白，用不着别人来评判。你坐远一点。 压你一下怎么了？你这人真是，还躲！我告诉你，在咱们局，警花这种生物属于国家，属于集体，唯独不能属于个人。得了，行动要开始了，你在车里等我吧。哎，一步都别出去啊！妍希。啊？不用试探我，我站在你这一边。 知道，别多想，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走了，就仨绑匪，争取半小时结束战斗。严父，吕局让咱们迅速集合，准备行动。翔哥已经先过去了。知道了。哎，韩雪梅，你就别去集合了，在这盯着陆顾问，别让他到处乱走。嗯，是。小声点。 提醒你件事，严副支队。哎，怎么了？绑匪不是三个，是四个。旅军，一组组长康树强报告，人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二组组长严斜报告，人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好，你们两组。 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入厂区，观察人员确认人质位置以后，康队长带队实施破窗突袭。第一原则是救出人质，尽量避免交火。严协，你带二组守住各个通道，同时接应康队长。如果一组暴露了，人质有危险，那么二组迅速撤离，同时尽量吸引绑匪的注意，为狙击手创造条件。 所有人都听明白了吗？一子明白，二子明白。翠菊，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万一出现任何失误，人质臣呐，你要对我们公安干警有信心呐，啊，对我们的特警人员有信心。我相信啊，首先呢，我们的行动以尽善尽美为目标，从战略上轻视敌人。我为什么要招惹他开口？重视敌人，是不是？呃，其次呢？ 老叶，你干嘛让我定位你自己的芯片呢？刚才在车上，应该已经放好了吧？让你查就查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你这么凶干嘛呀？查女朋友出轨呀？哦，对了，你没有女朋友。黄鑫，你他妈这是人身攻击呀！ 行动！跟上！哎，老爷，你的芯片移动了。什么？哎，烟火怎么停下了？去哪儿了？哎，停了，停了，停在了原坐标二十米外。拜托你，移动距离不超过五百米就别跟我说话了。二组全体，继续推进。 车，这里是监控 A 点，建筑物二楼东角有目标活动，无法分清是绑匪或人质，狙击角度不佳。完毕。知道了，继续监控。这边。小胖，你听见了吗？是，一组直接往目标方向前进。严习。明白。二组已经分头堵住三处要道，随时准备接应。 减服，到。怎么样啊？能做出来吗？有些难度，但实现量产是可能的，而且成本比传统吗啡类药物更低。那你就弄啊！ 缺少设备，你们这实验室连制作甲基苯丙胺都不规范，万一过程中发生爆炸，就会产生大量有毒磷化氢气体，到时候大家一个都跑不掉，全都会死。想合成这种新型酚酞尼化合物，专业设备全套都不能少。来，喝口水。谢谢，我不渴。 <laughs> 怎么？怕我们给你下药啊？后生仔，你多大了？二十一。哦，我听丁家旺说你家里很困难，但成绩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没出过社会的学生，哪知道我们这个专业多难混？ 就算你是名牌大学高材生，每个月能挣上八九千，都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年轻人，你这么聪明，念化学是入错行了呀。还好吧，我是奥赛拿奖直接保送的化学专业。你， <laughs> 是，你现在是觉得还好，等出了社会，就知道这世道多不公平了。那些当官的，做生意的。 哪个不贪，哪个不违法？咱们凭本事做点药，卖点钱，只要不出人命，你以为警察有那个闲工夫管？可是后生仔，我跟你交个底，只要你点头，咱们这就跑路，找个小地方把你的实验设备凑出来。要是真做出了蓝金，你就是个活的财神爷。 谁不好好的供着你？哎，你这人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整点实在的。那高材生，这一大袋钞票，可就只等你点头了。我，我老王，你干啥呢？这不侮辱人吗？等以后咱们把蓝金做出来，这点钱还不够打发叫花子的。哼！ <laughs> 话说回来啊，后生子，还没谈过恋爱吧？嗯，我看丁家那丫头挺喜欢你的，那，你好好跟我们配合，大哥今天就做主，把她许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他妈啰嗦个屁，给个痛快话，干就跟我们走，不干我就一枪崩了这丫头。楚辞，救我！ 先生，您您您您下车干嘛？我回自己车里。你跟着我，有事。嗯，反正不能让您乱走。 <laughs> 那，要不你也一起上车，吃颗糖，休息会儿。啊，呃，好吧。 你的步话机一直在闪，要不要开频道？哦，要的要的。我虽然不直接参与行动，但还是要跟进现场情况的。报告指挥车，这里是监控 B 点，绑匪正从人质身边走开，目测最近一名绑匪离人质三到四米远，但碍于角度无法看清楚具体情况，请指示。继续监控，一旦绑匪靠近窗台，康队长立刻空降破窗，眼线开始接应。是。 绑匪从人质身边走开了。嗯，但现在还没法行动，不能确定现场的准确状况。各监控点注意，各监控点注意，有没有办法向人质传递信号？不行，歹徒视线角度太广，很难在隐秘的前提下把信号传递给人质。万一被绑匪发现了，后果难以预料。这么难办吗？难度是很大。 不过现场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，应该是人质做出了某种妥协。什么妥协？陆姑啊！人质有能力合成蓝金，这跟他没关系。你们要把他放开，把他放开。 老池，你别吓着人小姑娘嘛，人高材生也没说不跟我们干啊。 <laughs> 来来来，小姑娘过去吧。没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别他妈等钓友那傻逼了。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咱们先走再说吧。还是同意跟他们走，半路再见机行事。完了。哎，如果跟他们走了，你把火车开过来。 警察会不会真把我当团伙处理？我去拿车钥匙。千荣，以后上法庭会不会很难说清？地上钱收好，再把那小子跟丁家丫头绑在一块带走。啊！窗外那是绳子。哎，后生的，就是绳，你委屈一下啊。啊，你解。起。 花，什么东西撞玻璃呢？飞蛾。什么飞蛾？操他妈！天黑了就别开那么多盏灯，把大灯关了。窗外，什么玩意儿？报告指挥车，一名歹徒正靠近东角窗台，无法确定是否配备枪械火力。无法确定。一组下。是。

主子，我是叮当呀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才是这帮人的主谋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，放下武器，不然开枪了！老子跟你们拼了！不许动！老池，池子，池子，举起手来！警察！举起手来！警察！警察！顾斯特，老实点！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，蹲下！管枪！ 去看看老康。是。康队长，你怎么样？楚辞，退后！救援马上就到。别抓我！别过来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。你们别信他。这话留着去公安局说吧。啊！ 陛下！是狙击弹！怎么回事？报告指挥车！报告指挥车！东角窗外有人远程狙击，现场化学品被点燃，发生了爆炸！重复一遍！现场发生了化学品爆炸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！不可能！现场，现场爆炸！ 特警大队长是从东角破窗而入时，从背后遭到狙击的。是。以目标窗口为锐角起点，左右各辐射十五度，向后延伸六百米，有哪些五层以上的建筑？大，大多是平层仓库和停车场，有物流集散中心办公楼，还有居民楼。不过应该快拆掉建高架桥了。系上安全带。 拦截那个狙击手！快，这边，这边，快，快！鬼道士。 警察同志，找死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为什么偏偏是你发现？去死吧！住手！ 混蛋！不许动！都是混蛋！楚辞，你有没有受伤？管枪！防毒面具还有没有？给受害人戴上。全体撤离。是。你坚持一下，戴好防毒面具，我们撤退。刘刘华清，什么？你，你说什么？ 硫化氢浓度太高，会麻痹嗅觉，还会引起二次爆炸。快，快去告诉你们几个，带他上救护车，我去疏散现场。是。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，留给你了。呵，来的这么快！陆先生，那边有个人，前面。坐。嚯，这就追上来了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缉毒现场，空场爆炸，高速追尾。 连时间顺序都一模一样，像不像噩梦重演？你还能追多久呢？你的手已经快要握不住方向盘了吧？东苑路以南方向发现嫌疑人一名，疑似狙击手，请求救援。重复一遍，请求救援。陆先生，小心！不能，不能中他们的圈套。 休想，韩小梅，我准备逼你了。符文，什么？作死！弯弯，弯弯，不弯，你别去死！ 哎，大黄，我的芯片呢？原地移动超过五百米，还他娘的五百米，这会儿都飙出去几十公里了，再隔会儿都要到公州了。喂，不是说动枪伤感情吗？还抢我的枪干什么？跟一个死刑犯讲什么感情？ <laughs> 也不看看你配吗？没有明天了，永远也不会再有明天了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。 波涛起，乘风破浪。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有一束破云而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过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，压你一下怎么了？你这人真是，还赌。